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提起二战德军将领啊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大名将啊，曼施坦因、古德里安啊，和咱们这一集的这个主角啊，埃尔温隆美尔啊。咱们最常听说的他的这个外号是“沙漠之狐”啊，确实呢，让他功成名就的舞台就是在茫茫黄沙那北非的撒哈拉大沙漠。 在这儿，他把战术层面的指挥艺术呢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啊！但是这个实际上讲啊，北非战场对于整个二战来讲是一个很次要的战场，是吧？这不能说无足轻重吧，也差不太多啊。呃，但是战场不重要，不代表在这儿的战争不精彩啊！尤其是这个。 就是兵力极其有限的德国远征军，隆美尔统帅这么一支小部队，跟后来兵力、装备、后勤都远远高于自身的英美军队啊，能够打成势均力敌，甚至在战争初期形成碾压态势，非常这个不容易。 啊，印证了隆美尔这位不世出名将的盖世武功。其实，这个隆美尔并不是一开始就被选中到北非的啊，因为北非对于德国人来讲，对于希特勒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啥有啥重要的地方。我估计希特勒都不知道啊，希特勒上学的时候就历史和美术还行，地理可能没学过，那什么撒哈拉沃这这这在哪儿啊？啊，以为是个公共厕所呢，都有这种可能，是吧？ 战略位置对德国来讲更是无关紧要啊！这个尤其是帮着意大利那帮废物点心啊，收拾烂摊子啊，出力也不讨好啊，他们什么也不会是吧？一帮废物点心踢球还老赢我们啊，但是没辙，架不住不争气的小伙伴墨索里尼啊来了。 又来了啊！千里迢迢又从罗马坐着火车来求救了，哥我又陷了，你一定得帮我一把啊！希特勒心里啊是五味杂陈啊，这难受劲儿啊没法用语言形容。首先说呀，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是很尊敬的。你别看墨索里尼那个操蛋劲儿啊，就他觉得是意大利人不行啊，意大利人不配拥有这样的一位领袖。他对墨索里尼是。 很尊敬的啊，因为墨墨索里尼毕竟是欧洲法西斯元老啊，那自个儿还跟那儿流浪的时候，自己啤酒馆还政变呢，人家都当首相当一年了，所以他很尊敬。另外就是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这个问题上，墨索里尼支持了他，这是德国第一次吞并一个主权国家嘛，对外扩张迈出了第一步嘛，所以他其实很尊敬老莫。那因此老莫一来，希特勒生气失落。 着急啊！因为咱们知道德国这个时候是尽全力准备巴巴罗萨计划。啊。最关键的是呢，是吧？墨索里尼这次来不止一件恶心事儿。北非被揍得满地找牙就不说了啊，巴尔干战局也很累心啊，所以大量德军部队进驻罗马尼亚，随时准备攻入希腊。 对于这个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来讲啊，北非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调太多兵力去啊。根据这个陆军统帅部的提议，说派一个轻装甲师就够了。总部给这个轻装甲师的定位呢，就是你们是个志愿军啊，呃，帮助意大利呢防守一下这个呃英军啊，当一下阻挡部队啊，相当于防火墙吧啊。你你们的任务就是告诉英国佬。 北非这地儿啊，你占了就占了，差不多行了。那差不多，你别太过分，别太难为我墨索里尼兄弟，是吧？就是你出兵，就是表个姿态，是吧？这个最开始呢，确定啊，非洲军啊，派遣司令是男爵冯冯克少将啊，冯冯克啊。你你听这名字，以为以为这哥们儿结巴呢，是吧？不是啊，人就就叫这名啊，冯冯克啊。 为了这个，让这位贵族军官熟悉一下战场环境啊，陆军总部呢就先把他派到了利比亚前线考察一番啊，学学骑骆驼呀啊，吃吃椰枣啊啊，睡睡帐篷啊啊，裹裹头巾呐啊。原以为老哥这个熟悉一下环境好带兵远征，结果冯克少将回来就吓尿了啊，赶紧汇报各位老大。 我可是看的真真的，一个轻装甲师去帮助这一帮狗肉端不上桌、稀泥糊不上墙、散了架一样的意大利人，让他们去阻挡浑横浑横的英军，天方夜谭，是吧？弄不好啊，得跟这帮窝囊废一锅烩了啊！所以我们派去的，是吧？这个。 不应该是一支消极防守的部队，而应该是一支能够独当一面的机动部队，是吧？而且冯克少将在汇报的时候极尽辞藻，去形容逗逼到极点的意大利军队是怎么逗逼的。您按道理说，啊，您实地考察过的结论，啊，是无可厚非的。那别说他亲自去，就是咱现在，您现在听我讲，您都能想象出来。 啊，帮助意大利人去守防线，就跟闹笑话一样。但是这种消极言论啊，对于自信满满的元首来讲，你这是长英国佬志气，灭我们大德意志军人的威风，对吧？尤其你怎么能这么损我们的意大利盟友呢？谁不知道他们是狗屎？非得你说出来，对吧？行了，非洲军司令别干回去写检查啊，扰乱军心啊，停职留用啊，得了，那就就这人是轰走了。 是吧？但是呢，他说的话，希特勒是记在脑子里的呀。元首心里很清楚，冯克对意大利人的评价不是信口开河，是吧？你墨索里尼也跟自个儿说过类似的话，是吧？他也知道这意大利军队就是一帮废物点心，说废物都侮辱废物，你把他比成什么就侮辱什么，是吧？所以深思熟虑之后，是吧？希特勒在跟这个总参谋部开会的时候说呀。 要不就再派一个装甲师吧，除了一个轻装甲师，再派一个装甲师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一定要加强空军力量，至少呢要派一个航空大队，是吧？现在兵有了，谁来带呢？冯客的家要不行，嗯，胆小怕事儿啊。过两天让他脱衣服滚蛋啊！一时想不出啊，希特勒就让布劳希奇的陆军司令部提名非洲派遣军司令人选。 经过上级的组织部门仔细的考察啊，陆军部就推举了俩人，一个是冯曼施坦因中将，另一个就是埃尔温隆美尔中将啊！你真的是还很佩服陆军总部的眼光，三大名将他筛出来俩，曼施坦因就不用说了，法国战役的时候策划新的黄色方案，让元首大是赞赏啊，可以说。 战略大师已经初试牛刀，是吧？但是要把这个战略大师呢放到北非这个次要战场上，未免有些浪费啊！而且咱们之前也说过，曼施坦因不是那么听话啊，所以还是去伺候苏联这个大毛熊啊比较好。那相比之下，希特勒认为给自个儿当过保镖的隆美尔。 非常合适。隆美尔此时是简在地心啊，深受这个希特勒信任。他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就是希特勒卫队的这个指挥官啊，后来呢又负责大本营防务，是吧？因为他出身平民啊，他爸爸是中学校长，他不是这帮贵族冯出身，加上呢性格耿直啊，跟陆军部那帮普鲁士老兵游的玩不到一块去，几乎可以讲是希特勒值得托付的。 古宫之臣，更为重要的是呢，北非这地儿啊，德国不可能跟在欧洲似的派大兵团作战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理解，一定程度上是打特种作战，需要的是指挥官临临场应变啊，以及一线带队的能力，这恰恰是隆美尔最擅长的，是吧？咱前面讲过。 打法国的时候，穿越阿登森林啊，老哥带着第七装甲师一路狂奔突进，几天时间就推进到了英吉利海峡，是吧？这种非将军的能力，恰恰最适合到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啊，去力挽狂澜。那这个隆美尔这时候干嘛呢？是吧？你派人家去，人有空没有？人要正约呢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法国战役结束不久啊，这个这个老哥冲的比较猛。 所以这个现在呢，他在这个维也纳的家中啊，陪老婆孩子度假呢。啊，隆美尔不是不是奥地利人啊，隆美尔是是巴伐利亚人啊。但是在这个在在家度假呢。啊，熟悉隆美尔的人啊，都知道啊，隆美尔对媳妇 Lucy 呵护有加啊，俩人这个这个蜜里调油啊，好的都不行了。你说老夫老妻都那岁数了，是吧？在战场上给妻子的家书啊，是吧？ 都写的都酸溜溜的，啊，让人看了之后这牙里冒酸水，能直直直接看着隆美尔的信，能下一盘韭菜鸡蛋饺子，是吧？所以这也是大帅铁汉柔情的一面啊。据说这个隆美尔二月五号深夜正睡着呢，啊，被这个希特勒的传令官叫起来了。隆美尔甚至下意识地认为，是不是要准备在英国登陆了？因为他现在还是第七装甲师师长嘛。 他的部队正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没日没夜的演习登陆啊，根本不可能啊想到北非，甚至他连巴巴罗萨计划都不清楚啊。一进总理府，希特勒直截了当的跟他说：“啊，梅尔是吧？非洲有点吃紧，咱们小伙伴意大利啊，跟那儿陷了，你去救救他们啊！朕现在委任你为非洲派遣军司令，你即刻准备动身。” 龙妹尔开始愣了一下，哇塞，这妈跨度也太大了，是吧？直接就去非洲了，我这还穿着棉猴呢，是吧？我这穿着皮撸呢，是吧？我都没跟我老婆好好道别一下，那龙梅尔说：“那我能不能回家收拾一下衣物，跟家人道个别呀？”那希特勒就摆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啊，事情紧急啊，东西呢我都让人给你准备好了，啊，裤衩背心啊，这个这个人字拖，是吧？牙膏牙刷，是吧？然后防蚊剂全都有。” 道别就就不用了，你这不是一直在休假吗？你又不是回不来了啊，亲！要以国事为重啊。隆美尔一看这这么不近人情，那就那就走吧，是吧？怀着忐忑和不舍的心情啊，就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征程。去非洲之前，隆美尔顺道呢去了趟这个罗马啊，因为这个，呃，很很好理解嘛，因为这一趟出差是去利比亚嘛，利比亚毕竟人家老莫的地盘，老莫做东。 虽然说这块地儿快丢了吧，啊！但是德军的海上补给线还得靠意大利海军运呢，啊！意大利陆军不灵，海军在在地中海还算是算是一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隆美尔就到了罗马，啊，跟墨索里尼亲切会晤了一番，是吧？墨索里尼拍胸脯保证，你老弟在北非有啥困难，尽管跟哥开口啊，我办到办不到，到时候再说啊。你补给线的事儿包我身上啊，我办事儿你放心。 是吧？有我强大的意大利皇家海军在地中海，就是意中海，那就是我了啊！隆美尔一听这话，胃里直犯酸水啊，对吧？你这个人脸皮他妈真够厚的！那你意大利海军在账面上是挺牛的啊，排名世界前五，问题是你都没出海就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偏师。 地中海分舰队打的连塔兰托港都不敢出，是吧？人家二十一架破双翅膀破飞机就把你战列舰炸成了好几艘，您这还舔着大脸还吹牛逼呢啊！但是没辙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咱先上那旮瘩瞅瞅啥情况吧。所以四一年二月十二号，隆美尔就坐着专机踏上了心中默念许久的非洲大陆。 一到这利比亚的这个地利波璃，啊，这地儿前几年很热闹嘛，是吧？迎接他的呢是新任意大利北非军总司令加里波尔蒂将军。这个之前那位和平使者格拉齐亚尼元帅呢，被墨索里尼愤而解职。其实解不解职的呢，也没啥意思，因为格拉齐亚尼的大军呢，基本上被歼灭了。隆美尔在向参谋长询问意大利军队状况的时候呢，参谋长说。 之前不算啊，从四零年十二月到现在啊，意大利军队呢损失了将近二十万人啊，其中呢十五万人被俘。隆美尔心里一百万匹羊驼在奔腾啊，隆美尔觉得义军既然指望不上了，当然了，从古到今从来也没指望上。那元首给我那两个师的部队啥时候到啊？那隆美尔先问意大利方面，罗马给的答案是：放心。 我尽快啊！你看现在是二月份是吧？这么着吧，我加紧五月中旬一定给你运到，你放心啊！意面快递使命必达。龙贝尔说：“去你姥姥的吧，是吧？仨月以后你把我的兵给我运来，那这仨月这防线，我让意大利人来防，这哪是人呢？这都是我亲祖宗是吧？那意大利人的战斗意志都……” 意大利人战斗意志啥样？你知道你知道意大利士兵聚集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吗？车库啊，车库！为什么是吧？随时准备上车挠丫子跑啊，是吧？所以就防线都空的，所有的兵都在车库边上待着，开车都是带上我。军官更逗，金银细软都装箱完毕了，直接搁小车里，轿车黑的那种小轿车都搁那里边，不是。 随时准备开撩啊！这就是这个隆美尔现在面临的现状。而且你从级别上讲啊，隆美尔是德国非洲派遣军司令，要听命于加里波尔蒂啊，这个北非战区总司令啊，实际上根本就不现实。意大利人心里也知道啊，我们是一帮什么菜货，我们知道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加里波尔蒂很知趣儿。 从来不给隆美尔下命令，偶尔传达一下罗马方面的指示啊。隆美尔也知道啊，指着这大腹便便的老家伙帮忙啊也没戏啊，自己呢只能带着自己疑似非洲军单干啊。为什么说疑似呢？因为部队没运来啊，而区区几天路程之外就能看见英军了。二月十四号，情人节那天。 对于这个隆美尔来说，有一个好消息，不是他的情人到了，那是德国第五轻装甲师首批人员物资到了。满打满算不到一个团，坦克二十辆。隆美尔呢玩了个阴的，为了迷惑英军啊，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。这个套路很多人都懂啊，就是这点有数的坦克围着这个阅兵台一圈一圈的转，因为别的地儿都被封锁了嘛。在场的英国间谍一看，我靠！ 他妈德国鬼子来了，得有两个装甲师的兵力吧，所以回去就报告这个英军统帅维维尔啊，别轻举妄动，地利波利已经有德军装甲师增援了。隆美尔这一出空城计唱出来，韦维尔会不会跟着入戏呢？其实他倒啊真没害怕。正当他准备集结大军，准备趁德军立足未稳，一举拿下地利波利的时候，有人出来啊救了隆美尔一把。 啊，谁这么好心呢？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吗？啊，说出来真狗血，是远在伦敦的丘吉尔邱大爷啊！这怎么讲这话啊？丘吉尔啊，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对吧？哎，英国或成最大赢家是吧？所以呢，他也得通盘考虑啊。 除了非洲，他要考虑其他地方啊，尤其是现在德军在这个希腊长驱直入啊，而英军在北非进展顺利啊，所以命令大量的北非英军调往增援希腊啊，不能把希腊丢了啊，是吧？北非咱这既然顺，就先停下来吧，是吧？这个意大利人又不禁打，是吧？你老欺负这怂货干嘛啊？老打小孩多没劲，赶紧到希腊去防备德军去。 啊，所以这么一来，韦维尔手下无兵可派，是吧？眼巴巴的望着即将落袋为安的空城迪里波里，啊，丘吉尔这一只温暖的手，换来的是接下来隆美尔张开的血盆大口，康昌这一下，就把英军这半年来从意大利人身上占到的便宜。 通通吞了下去，嚼了个干干净净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